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五集。不知不觉名单就看完了。洛涵关了名单后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：他好像没看到素隐月的名字。洛涵特意检查了一遍，当真没有。 看来男主在表妹和女主之间还是倾向女主的，他特意在出行人员里安插了女主，却留下了素隐月。唉，三角恋的心酸啊！洛寒一边感慨，一边将东西收拾好。他戴上了两个储物戒指，调成隐形，又检查了菩提叶吊坠中的东西，确定再无遗漏后，就动身出门。公布名单花了三天。 五日之期，疏忽就过了一大半。再有两天，天宫的非洲就要到了。两天内要准备的事情不少。虽然天宫、中山都给他发来了补贴，可是别人给的准备总有不尽兴之处。洛寒还是得自己下山采购一趟。正好今日有拍卖会，一趟走齐全了。洛寒压根也不指望在拍卖会买什么，他哪有那么多钱呢？ 不过去长长见识还是可以的。洛寒出去时，林清霄已经等在约定的地点了。林清霄见了他，问：“东西都带好了？”洛寒点头。零食、木犁、斗篷、镇盘和变生灵药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不会有遗漏的。如果他们只是下山去采购，其实不必要做什么准备。然而他们晚上还要去拍卖会，拍卖会黑白两道通吃。 成交金额动辄以几百万零实计，有些东西的来源也不是那么正当。去拍卖会的人，无论买方卖方，都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泄露。没有做好绝对的保密工作，这种地方可不能乱去。林青晓点头，不再多问，两人并肩往山下走去。中山有禁飞令，主峰问天门以上不允许法器飞行。 洛寒还不到御风飞行的程度，他们两人只能走到问天门再换御剑飞行。此刻问天门广场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洛寒走近一看，发现问天门楼牌上竟然挂着方才的排名，许多弟子正围在榜单前看。林清霄三个字金光闪闪，一骑绝尘，十分瞩目。洛寒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顿了一会儿，无语道。 一个野鸡排名而已，连这个也要贴到南大门？中山任何排名都要公示三天以上，以示鞭策。林青霄说着也看向榜单，他可疑的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竟然排在云梦寒之上，有进步。”他本来以为洛寒会吊车尾的，就算是早就预定好的名单，排名时各项权重也是一视同仁的，人选可以内定。 排名却不行，这说明在官方制定的算法中，洛寒的综合实力确实比云梦寒强。要知道，洛寒的修为约等于无啊，也就是说，洛寒靠其他能力追回了天堑一般的修为差距。洛寒听着简直生无可恋。天哪，还有公示三天！他赶紧拉着林青霄走。 呃，我们赶时间，别看了，赶紧走吧。敢把天道牌倒数，还公开处刑三天，很好，你们引起了天道爸爸的注意，并且即将失去父亲的关心。洛寒第一次来天照城时，急着上中山，来去匆匆，都没有看清楚天照城的样子。今日他终于有机会来看看十六重天四大名城之一、大名鼎鼎的天照城了。 天界分三十六重天，仙人能自由活动的天层分为上重天、中重天、下重天。中重天共有十八层，中山坐落在第十六重，地位和影响力比不上上重天的顶级门阀世家，可是放在中重天中，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了。天照城便是因中山而聚集起来的城市。 天照城坐落在中山脚下，因为地处北方，仙雾缭绕，又通体玉白，宝相庄严，被誉为“天空之镜”，故名天照城。洛寒从山上御剑而下，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天照城的美貌：青山掩映，云霞灿烂，一座玉一样莹润、白皙的城池依山而建，仿佛在盈盈发光。 它的城墙、街道全部由白色的石头铺建而成，街上的商铺、民居如棋格一般，整整齐齐散布城中。衣袂飘飘的修仙者在城中来回穿梭，不时有闪着五彩灵光的灵兽车通过，车水马龙，繁而不乱，一派繁华气象。洛涵惊叹：这样一个集美貌与繁华于一体的城市。 难怪会评为十六重天四大名城，甚至在整个中成天的城市榜上都赫赫有名。也唯有这种体量的大城池，才压得住拍卖会的场子。与许多大型城池一样，天照城也有禁飞令，城市中不允许法器飞行，而且入城还要核查身份。林青霄找了个平整的地方降落，洛涵熟练地跳到地上，他看向城门，祈道。 上次来没觉得人多，怎么今日入城排了这么长的队伍？林清霄收起九霄剑，说：“今日有拍卖会，鱼龙混杂，入城检查要更严格。”洛寒明白了，本来入城的人就多，检查还变慢了，难怪排队排这么长。此刻距离拍卖会还早，洛寒和林清霄并不赶时间，所以也耐心的等着。 修仙界到底不依靠人工，即便队伍排了老长，还是很快轮到了洛寒、林清霄两人。守门的小兵板着脸，看到他们俩，连眼睛都没抬。入城出示身份令牌。林清霄递过自己的令牌，小兵在法器上印了一下，法器顿时散发出耀眼的白光。小兵很明显愣住了，他站姿一下子挺直，态度也顿时变得恭敬。 原来是灵二公子，小的失敬。这个法器能自动识别身份，颜色越浅越接近天色，就代表此人身份越尊贵。被通缉有案底的人发红光，普通人发青光，世家贵族发蓝光，而比蓝光级别还高的是白光。天照城属于白色级别的，唯有灵家。这一带哪有人不知道灵家？ 天照城依附中山而生，每年还要给林家上税呢。林青霄没在乎小兵前后态度的变化，他收回身份令牌，对着小兵微微颔首，便向城中走去。穿过城门那道结界，真正的天照城立刻呈现在眼前。叫卖声、车马声、说话声顿时灌入耳中。刚才在天上看，只觉得庄严整齐。 现在实际踩在街道上，才能真切感受到其中的震撼，圣洁又繁华，威严又包容，这才叫仙城。洛寒由衷惊叹：“哇，天空之镜名不虚传。”林青霄见的次数太多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波动。他等洛寒用留影石拍完，才说：“你想要去哪里？”洛寒想了想，摇头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连路都认不清。林青霄淡淡点头，他是一个无论做什么都有规划的人，即便只是逛街，要买什么，要去哪里，往返预计多少时间，林青霄全部列了清单出来。他刚才问洛寒是照顾洛寒的意愿，既然洛寒不知道去哪儿，那就可以按他的计划来了。林青霄带着洛寒去城东。 天照城共有东南西北四个大型商业区，其中东市西市最为繁荣。东市价格贵，东西精，定位给贵人；西市则要平民一些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坊间号称没有西市买不着的东西。相比于熙熙攘攘的西市，东市人要少很多，两边商铺的装潢档次也要明显贵很多。 林青霄到达东市后，根本不存在逛街这种行为，直接带着洛寒以最短的路径去了福禄店。福禄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，制服师将法术封印在符纸中，只需要很少的灵气激发，符禄就会燃烧，并且释放出对应法术。灵气分五行，每个人根据自己属性的不同，各自修炼契合自己属性的法术。 这不免有一些属性相克，或者修为低放不出对应法术的人，他们要想攻击，就得依靠符箓。用粗暴一点的方法比喻，符箓就像罐头一样，批量生产，缺乏变通，但是方便又有效，缺点是只能使用一次，纯粹的消耗品。东市专门做贵人生意，服务态度好得很。 林青霄和洛寒刚露面，就有美貌的侍者迎上来，温声软语的把他们引到隔间。暖阁中明亮雅致，灵气充裕，处处可见细节考究。林青霄和洛寒坐下后，侍者送来一本精致的商品册，还为他们上了灵茶点心。洛寒又忍不住感叹：“哎，有钱人真好。”林青霄只是随意翻了翻。 就将名册放下，名册封面用白玉制成，通体素雅，唯有边缘处纹了金色的宝相花。林青霄手指修长，此刻指尖正按在那些细细的花纹上，在他手指的映衬下，玉册上的花竟然秀丽的恰到好处。五叠雷鸣符，五叠惊雷符，五叠雷暴符，防御符、传音符、迷障符、引路符各一点。 清心符两叠，万里遁地符。算了，你们店中所有类型的陶遁符，不拘大小品种，全部三叠。叠是符禄的整装形式，一叠或者一沓是一百张。林青霄随随便便一开口，就几千张符禄出去了。洛寒十分惊讶。等侍者走后，他忍不住问：“你买这么多福禄做什么？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